课文二，在办公室。那个正在说话的女孩是谁？我知道她的名字，她姓杨，叫杨笑笑，她姐姐是我同学。那个手里拿着铅笔的呢？我不认识。手拿铅笔。 杨笑笑。